富不入三地，穷不进二人。老人言，句句都是智慧。人类天性中的贪欲和追求财富的欲望，似乎与我们的生活状态无关。这一观点在历史上被反复验证。然而，我们的老祖宗早已明白，贫富之间的差距不应让我们失去自我，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。他们留下了许多关于如何应对富贵与贫贱的智慧之言。这些建议不仅对富人有着深刻的警示意义。 同样也为贫穷之人提供了宝贵的指导。富人的警告：一不入烟火之地。富人常面临的诱惑之一就是烟火之地，这里有美酒、美食，还有风花雪月，吸引了无数英雄好汉。然而，古人明白，这种地方容易让人沉湎于享乐，忽略自身的责任与成长。身在烟火之地，容易让意志消沉，身体日渐孱弱，失去对生命的掌控。 这一点不仅适用于财富，也同样适用于名誉和权利。富人在社会上拥有高度的知名度和社交圈，但如果沉迷于虚荣、享乐和纵欲，他们可能会失去道德和品德，最终走向堕落之路。因此，无论富贵或贫贱，都应牢记不要轻易进入烟火之地，保持自己的清醒和自律。二、不入赌翻摊，赌博是个陷阱，不论是对富人还是穷人都是如此。 对富人来说，赌博可能是一种娱乐，但却容易导致金钱的流失，最终让他们变得一贫如洗；而对穷人来说，赌博可能是一种走投无路时的放纵，但这往往会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困难，无法走出贫穷。赌博是一种依赖运气而不是智慧和努力的方式，因此它很少会给人带来长期的幸福。富人应避免这项诱惑，不要让赌博成为他们财富流失的原因。 而穷人则应该认识到，赌博并不是摆脱贫穷的途径，只有透过勤奋和智慧，才能改善生活。三，疾风暴雨不入寡妇之门，寡妇之门前是非常多的，这是一个容易陷入纷争的地方。即使你再富有，也不应该在生活作风方面犯错误，特别是涉及到感情方面。寡妇之门可能指的是婚姻中的纷争和外遇，也可能涉及社交圈中的是非口舌。 无论哪一种情况，富人都应避免卷入这些纷争之中。在富贵之时，有时人们容易忽略道德和伦理。随着社交圈的扩大，可能会面临更多的诱惑和挑战。然而，古人的智慧提醒我们，不管富贵还是贫贱，都应保持品德，不走入纷争之地，以免付出不可挽回的代价。穷人的因应策略：一，不进游手好闲之人。 在贫穷时期，最需要的是上进心和勤奋，因此，我们应该与那些努力上进的人为伍，不要和那些懒散混日子的人交往。与志同道合者交往，可以共同进步，避免受到负面影响；与游手好闲之人交往，可能会使穷人陷入惰性，失去改善生活的动力。相反， 与有远大志向和目标的人相处，可以获得积极的激励和支持，帮助自己摆脱困境，找到更好的机会。贫穷不是永恒的命运，只要有勤奋和毅力，贫穷可以被改变。二不近势利小人，势利小人无所不在，他们在你有钱时巴结你，在你贫穷时踩你。与这样的人交往只会让你心寒，因此在贫穷时更要避免与这类人来往。一旦富有。 更应该保持距离，避免被他们利用。与势力小人交往会损害你的信任和忠诚，可能导致你被利用或背叛。在贫贱之时，要学会分辨真正的友谊和利益驱动的关系，不要轻易相信那些只在你富有时才寻求你的人。与真正的朋友建立关系，不论富贵贫贱，都能得到真诚的支持与友谊。总结而言，老人们留下的智慧之言：富不入三弟。 穷不借二人教导我们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都要保持自己的清醒和品德。财富和地位可能会改变，但品德和道德一直是我们生活中的定盘星。我们应该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中不忘初心，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，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成功和幸福。